课文一，在教室。马可，你的中文越说越好了。哪里哪里，我们班李静说的更好。怎么好？他的汉语说的跟中国人一样好。李静，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名字？他是我们的汉语老师。 生词。中文。班，一样。专有名词。大山。李静。